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啊，又到这个二战特辑的这个节目了。今天的特辑节目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闪击战。喜欢军事历史的朋友啊，听到这个词儿就已经嗨了啊，热血沸腾了。闪击战呢，又叫闪电战，这是说呢二十世纪战争史啊。 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儿，只要你讲二十世纪战争史，这闪击战是绕不过去的。也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事儿，尤其是二战初期的德军啊，那可以说呀，把这个闪击战的风头啊，这个出尽了。一说起这个闪击战，大家能想到这隆隆推进的坦克，呼啸而过的这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闪波兰、闪西欧，然后闪苏联都闪成功了。那么这个闪击战为什么叫闪击战？ 它怎么来的？它到底牛在哪儿？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这些话题。之前那个特辑节目，咱就讲过，一战的时候在西线，德国跟英法呢陷入了艰苦卓绝的消耗战。其实自古以来，任何战争都是消耗战，拼的就是国力。但是，一战西线消耗战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你这个消耗啊，得不到任何回报。 面对战壕、机枪、铁丝网这三件法宝组成的防线，任何血肉之躯的进攻都是徒劳的，甚至是耗子舔猫作死。凡尔登战役绞肉机，德国被绞死了四十三万人，最多的时候向前推进了十公里，也就相当于从公主坟到复兴门就这么个长度，而且也没能突破这个法军的防线。 后来法国人几次反攻，把阵地收复了。当然，法国也没少死人，所以双方就为了这么点土地，来来回回往里死人，这不行啊！将军不答应，士兵的士气更受影响啊！如果我为国家牺牲的值，啊一下拓地千里也行。好家伙，死这么多人，明明天你要还是这地儿，终点就是起点，你这有啥可干的？ 所以，一战期间的军事家们绞尽脑汁就在琢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能够突破敌人的防线，让军队重新机动起来，机动作战。所以，为了这个想法啊，那么双方就非常的努力的付诸于实践。因为在这个一战的时候，西线绝大多数是德国人进攻英法防御，所以德国人想的主意就比较多。一开始就是。 常规思路，大炮轰啊，然后轰完了之后，起这个步兵上，很快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英国人、法国人也不傻，马上就发明了很多方法来对付你这个炮击。比如战壕是修的很有学问的，战壕绝不能修成一条直线，而要弯弯曲曲。为什么呢？如果你修成了直线，一颗炮弹掉进战壕，冲击波和弹片就横扫了。 你不能修成一条直线，要弯弯曲曲。另外，也不能是简简单单的一条沟。里边除了各种这个加固排水的结构以外，还普遍得有这防这个炮弹破片的掩体，使炮弹的杀伤力大大的降低，对吧？而且这个每一次炮击过后，地上被炸的坑坑洼洼的，跟月球表面似的。 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再炸深点地下水都出来了，所以反而阻碍了进攻一方部队前进的速度。既然这个物理的方法不好用，德国人呢就用化学的方法，什么呢？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毒气战。早前啊，这个英法士兵啊连像样的防毒面具都没有，直到后来参照缴获的德国防毒面具，才开始生产这种橡皮的防毒面具。 一战中常用的毒气就是这个氯气、光气、芥子气。那么这个呈现黄绿色的呢，就是氯气；而这个光气呢，无色透明，但是有一种腐烂的稻草的这种味道，比氯气的毒性大十倍。如果碰见这两种气体，你就得赶快找东西捂住口鼻啊，哪怕拿毛巾、滋泡尿捂嘴上呢。碰到了芥子气，你就惨了。芥子气号称毒气之王啊，就是前。 九五年，麻原彰晃在东京地铁里干的那个，到现在都没有特殊的解药啊！你必须得全身防护，沾上身体哪儿都不行。希特勒就沾了芥子气，眼睛瞎了，进的医院嘛。啊，等他的那个纱布拿掉，战争结束了嘛。但是使用毒气呀，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受风力和环境的影响太大，其次呢是对方加强了防护之后就没什么效果，还容易误伤。 因此，这个这个德国人呢，后来就发明了这个风暴突击队，被好多这个以后的影视作品神化的部队，其实就是小股精锐部队，在大规模进攻之前渗透到敌人的战壕里，破坏什么机枪点啊、指挥所呀之类的，装备的武器很独特，冲锋枪、防弹衣、铁锹，是吧？甚至还有这匕首，非常适合堑壕战。 但是这风暴突击队的实际效果，哎，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毕竟精锐部队也是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比德国人、英国人对付这个堑壕战的方法，倒比较靠谱。啥玩意儿呢？坦克可以无视机关枪和铁丝网，直接碾过战壕，天生的是这个堑壕战的克星。但是呢，前面咱讲过。 一战的时候啊，德国一直是保持着攻势啊，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原因才战败的。所以英国坦克使用的范围并不大，而且这个时候坦克自身问题很多，速度慢，故障多，没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你像英国首批参战坦克四十八辆，没开到战场坏了三十辆啊，真正上战场才十八辆坦克。大家呢眼睛都是盯在这个。 突破战壕这个事儿上，一直到战争结束，西线都没有哪怕一次战役是真正突破了对方的阵地。所以，对于坦克的作用，尤其是在突破了敌人战壕之后还能干啥，大家呢都是比较迷茫的啊。因此，有人讲这个一战是最乏味的战争嘛，这四年都这么打。战后欧洲进入了和平时代，还是有那么几个有心人啊，琢磨下一次战争怎么打。大家都觉得这是。 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了，结果还有人琢磨下一场战争怎么打。最有意思的呢，这几个人还都不是德国人。第一个，英国的约翰·富勒少将，哥们儿一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坦克吹，就是计划呢，在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动用四千辆坦克突破德军防线，没来得及他实现德国的投降了。战后呢，他仍然到处呼吁啊，说未来的战争主角是坦克。不过英国军队里呢，没人听他的，所以富勒呢干不下去就退役了。后来他写了很多书。 宣传他的这个装甲战理论，其中最牛的就是他预测到法国的这个马奇诺防线啊没毛用，那看着很强大，驴粪蛋儿表面光，不幸呢被他言中了。还有一个英国人是富勒的好朋友，叫利德尔·哈特，这哥们儿呢是这个呃一战之后退役的，啊，但是他退役的时候只是上尉啊，跟富勒这个少将是没法比的。 利德尔·哈特是特别牛的一个军事记者，给好多报纸当过顾问。二战后呢，写了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直到现在是非常好的一本二战史书，隆重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啊！我当年买的时候，这套书才五块钱上下册，是吧？我高二的时候买的。你一翻开这书，人家说。 开战之前，我就跟埃登爵士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元帅说过什么什么，我跟什么什么爵士说这人太牛逼了。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很多这个，比如像隆美尔战时日记，这是战后利德尔·哈特给整理发表的。这哥们呢，在一战之后也写了好多书，他也写过一战史，跟富勒一样，也是个坦克吹。不过要说起这个坦克吹来，就是利德尔·哈特跟这个富勒。 哥俩捆一块儿，也不如再往下的这位有名，谁呢？法国人戴高乐，后来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三四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建立职业军》，就提出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出奇制胜的装甲部队。 后来，这个德军反击西欧的时候啊，戴高乐已经是准将了嘛，指挥法国第四装甲师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给法军呢挽回了一丢丢的这个颜面。富勒、哈特、戴高乐啊，三位大神提出来的新思想，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啥呢？坦克在未来不再是一战时期那样，仅仅用来配合步兵突破防线的。 而是选择敌人的薄弱点集中突破，突破以后还能进行大范围的高速突击，把对方的部队分割包围，切断他的指挥、补给，让敌人陷入混乱，然后再由后面跟上的步兵慢慢的去消灭，甚至最好就直接接收俘虏。为了实现这个理论。 这三位大神呢，不约而同的指出，坦克必须是未来陆军的核心啊！要建立独立的装甲兵这个兵种，必须围绕坦克建立独立的装甲师，甚至装甲军一级的单位。给装甲师呢配上这个步兵、炮兵、工兵、空军等辅助兵种，大家都围绕着坦克转，形成这么一个以坦克为核心的作战体系。其实英国和法国呀。 在很多和坦克有关的事儿上都是占了先机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嘛？一战结束的时候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坦克作战经验的。而法国呢是欧洲传统的陆军强国，一战后期呢也造了好几种这个坦克，尤其是著名的这个雷诺 FT 幺七轻型坦克，只有七吨，别看不大，但是是现代坦克的鼻祖。张作霖的奉军。 还买过好多呢啊！小日本最早的那九五坦克、小豆坦克也是仿的这个 f d 幺七。一战呢时候，坦克刚刚诞生，所以坦克到底应该什么样，大家心里是没谱的。最早的英国坦克就是一个菱形的大盒子啊，履带是过顶的，后边还带一大转向轮今天这英国装甲兵的标志都是那个菱形大盒子这种坦克，是吧？履带从从顶上走的。德国的 A 七 V 坦克更奇葩。 里边有十八个成员，分两波是吧？能踢足球了。但是这个雷诺 FT 幺七，驾驶员坐前面，发动机在后边。最重要的呢，上边有一个三百六十度能转的炮塔。乍一看跟今天的坦克已经很像。你别小看这个炮塔，安了炮塔的坦克就意味着在冲进敌人阵地之后，可以各个方向射击。这就解决了以前。 坦克容易被人从侧面接近啊，然后炸毁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坦克能够更加独立的作战提供了先决条件。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全具备，闪击战应该诞生在英国或者法国。可惜呢，这个时候的这个两个国家的军队啊，都是一帮老将军当道。 那大胡子、大肚子，不戴眼镜看不清地图，自杀找不着太阳穴，就这么一帮人。一战的经验是他们最大的资本。这些老将军说，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飞机能干的事儿，战马都能干啊。他们就这就是这么认为，欠发欠豪，这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 他们的思想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完全的落后了。那上面那三万三位大神的理论，在这些老将军这儿压根儿行不通。其实你说这些人完全不重视坦克吗？也冤枉他们。二战之前，法国就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坦克，三千一百多辆。可是这些坦克都是按照一战的这个思路，平均分配给步兵部队这么部署的。最高级编制就是坦克团。 所以咱们说这个墙里开花墙外香啊，戴高乐那本书啊，在法国就卖了七百本。富勒和哈特这两位英国大神的书啊，在英国估计也没什么几没几个人看。但是这几本书到了德国，我靠不得了了，给憋着劲儿想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德国人巨大的启发。德国人建立早期装甲部队的文件里，就大段大段的引用这些书里的内容。 这个时候，就该德国的装甲兵之父登场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三大名将之一海因茨·古德里安。至今，德国的国防军装甲兵司令部坦克博物馆里挂着他的照片。这不是给纳粹还魂，古德里安也不是纳粹党员，而是致敬他对创立独立装甲军这个兵种和装甲作战理论的这种贡献。 一战以后，这个古德里安本来是负责研究后勤部队的摩托化问题，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断了探索新的这种作战形式。所以他读了刚才那几位的著作之后，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很快，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就出版了。那这就是著名的《注意坦克》这本书。古德里安在这本书里就总结了未来坦克作战的要领，提出：第一，要建立独立的装甲部队。 装甲部队要以坦克为核心，配合上各种辅助兵种，在战斗当中要密切协同。所有的坦克应该装上无线电，跟坦克配合的得有步兵、工兵、炮兵这些兵种，最好也进行机械化的这个升级改造。步兵、工兵得坐在装甲运兵车里，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下车作战。炮兵要装备自行火炮，跟着坦克一起前进，遇到坚固工事的时候，随时帮助坦克给轰掉。 再不行就召唤空军的飞机来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集中大量的坦克进行奇袭。第三是一旦突破敌人的防御，坦克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尽最大的可能去包围敌人。不要担心敌人能侧翼反击，为什么呢？因为你坦克往前冲的速度越快，敌人陷入的混乱就越大，越难以判断我方这个时候的主攻目标是哪儿。 难以建立起新的防线或者组织反击，而且一旦补给线、指挥所被打掉，敌人的士气就非常容易崩溃。所以，速度是坦克部队自身安全的最大保障。问题是，一战结束了十多年了，德国军队是一帮老帮菜把持的，所以古德里安郁郁不得志，直到希特勒上台，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为什么德国重整军备？ 他的理论迎来了机遇。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古德里安的梦想得以实现了。一九三四年，德国秘密部署了一号坦克。以前，德国装甲兵演习是卡车蒙上帆布冒充坦克，好奇的儿童经常拿铅笔戳破这帆布，看看里边啥玩意儿啊，原来就是卡车，是吧？现在终于有铅笔戳不动的真坦克了。同时呢，按照古德里安的构想，开始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 这里边不能不提到啊，德国在战前的好基友苏联啊，因为都是被主流世界排斥的嘛，一个战败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被排斥，所以苏德两国在战前有密切的合作啊。除了这个苏联跟德国进行秘密的这个坦克技术交流之外，苏联还诞生了自己的闪电战大师啊，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号称红色拿破仑呢。他一九三五年获得元帅军衔的时候才四十二岁，军事才华非常出众。 普哈切夫斯基本来应该在这个后来的二战当中啊大显身手，跟这个古德里安啊、曼施坦因呐同台较量一下。可惜呢，这个后来斯大林一肃反，把他给枪毙了，所以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跟这两位呢同台这个竞技了啊。这也可能是这个很多这个军迷啊特别特别遗憾的地方啊。这个苏联第一批授衔五个元帅，让斯大林崩了仨啊，就留下了两个这个。 胡子很大，脑子很小，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天天跟着斯大林二锅头就花生豆啊酒友弗罗西洛夫和布琼尼留下这么俩草包啊，像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这些个这个叶格罗夫这些个能干的全被毙了。三九年九月一号，德国闪击波兰，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拥有六个装甲师、四个轻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的机械化部队。 波军的这个战斗力和人数都远远不及德国，而且波兰地形又是以平原为主，所以这成了德国装甲部队最好的实战演习场。战争一打响，古德里安担任军长的第十九装甲军如离弦之箭，草家伙就出去了。古德里安本人坐着装甲车冲在第一线指挥战斗。 波兰战役结束了之后，西线英法联军居然没有从这场战斗当中学到一点现代化的理念，更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其实，在闪击西欧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德军总兵力、飞机、坦克的数量都不如法军，坦克质量也没有法国的好。因为德国人要快速突进，所以坦克不能造得太重、太慢。 必须得开得快，开得远，又不能太费油，还得皮实不能爱坏。至于装甲和火力，差不多就行。遇到硬骨头呢，就群殴或者呼叫炮兵和空军。所以这时候德国坦克的主力呀，是不到十吨重的二号坦克，一门二零炮，一挺七点九二机枪，还有十九吨的三号坦克装五零炮，最大的四号坦克也只有二十四吨重，装的是七五炮。 而法国这个时候已经有三十吨重的 B 一重型坦克啊，让这个德国人吃了这不少苦头。但是德国人是集中使用坦克，握成一个拳头，再配合上有经验的这个呃优势，法国坦克就只是个个击破的命。德国人开始进攻刚刚五天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呀就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电话说我们失败了。 以前呢，咱总是根据这个事儿呢说这个雷诺特别的软弱。其实这对于雷诺来讲啊，是一个天大的冤枉。雷诺虽然只是一个政客，但是呢，他是在当时啊，就他当总理之前，战前他就经常的敦促法国发展装甲部队。这个时候他是盟军当中少有的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机械化战争威力的人，反而是丘吉尔。 其实他跟那些个什么法国的将军元帅一个认识水平，观念停留在一战时期。他就跟雷诺讲说：“凭我的经验，我觉得德军进攻五六天就会停下来等补给，咱们就可以反攻了，是吧？”所以，作为坦克的发明者，英国人一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用坦克。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这个闪击西欧是闪击战最辉煌的时刻，四十二天。 号称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就投降了。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在这场战役当中是大出风头。当然了，这场战役的成功呢，三大因素：第一个，德军采用了曼施坦因的计划，几乎可以说是二战最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英法联军完全落入德军的圈套之中。第二个呢，法国国土面积啊有限。 公路铁路又太发达啊，给德国坦克呢创造了绝佳的表演机会。第三个是法国，从总统到人民再到军队，上上下下充满了厌战情绪，抵抗意志极低。除了这个戴高乐打了几场像样的仗，其他人基本上就一触即溃。另外，在这个政治方面，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无耻的不宣而战，后来闪击西欧的时候呢，任意践踏几个中立的小国。 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个闪电战的巨大成功，但是呢，巨大的成功有的时候会掩盖巨大的问题，闪电战也不例外。德国人呢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谁都就不再去想了。如果下一次再打闪击战的时候，遇到敌人的国土大的没边儿，公路烂到不行，军队源源不断，怎么失败都不投降，那你这仗还能不能赢？ 大家都知道，这说的就是苏联。所以，法国投降一年之后，希特勒故伎重施，对苏联这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好基友不宣而战。在战争初期啊，由于斯大林同志的鼎力配合，德国人又打出了教科书级别的闪击战，坦克集群在飞机、火炮的掩护下隆隆前进，不断刷新俘虏敌军的这个记录。明斯克战役抓了三十二万四。 斯摩林斯克战役抓了三十万红军战俘，基辅战役六十五万战俘，但是，苏联不是法国，也不是波兰。几次大胜之后，德国人惊讶地发现，苏联还有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军队啊！这家走了这么老远了，上千公里了，这地儿咋还叫苏联？这要在欧洲都都打到伦敦了，恨不得是吧？这这不行啊！ 再加上苏联恶劣的天气、糟糕的道路，哪有这个这个铺装路面全是烂泥。德国人折腾了几次，不行了，闪击战闪不起来了，反而后面的这个防御战呢越来越矮板。倒是苏联人，在战争实践中把闪击战理论升级了，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大纵深机动作战理论啊，涌现出了什么朱可夫啊、罗克索夫斯基啊为代表的大批的这个苏联版的这个闪击英雄。 一路把曾经威风凛凛的德国人打回了老家，从波兰到西欧，再到苏联，从德军的装甲师到苏联的坦克集团军，整个二战就是闪击战从理论到实战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虽然装甲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闪击战核心思想一直没有变，什么呢？集中突破、快速迂回、多兵种配合。 二战以后，苏联人取代了德国人，成了闪击战的掌门人。整个冷战时期啊，西欧各国，包括跟苏联翻脸以后的中国，都笼罩在庞大的苏联装甲集群的阴影之下。极盛的时候，苏联红军装备了五万四千辆坦克。北约国家发展所有地面兵器的目的就一个，干嘛呢？消灭苏联坦克。这里边最典型的。 像武装直升飞机 A 十攻击机从空中消灭坦克，据说武装直升机跟坦克的战损比是一比十八。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美军认为，一旦开战，苏联人如果决定礼拜天晚上动手的话，礼拜一他们就能占领慕尼黑。 礼拜三，他们就能占领巴黎和雅典，呃，礼拜六，他们就打到英吉利海峡边上了。没等这个美国盟军从大洋彼岸赶来，整个欧洲就沦陷了。欧洲高速公路那么发达，那简直就为坦克设计的嘛。美国人认为一个礼拜，北约军队就能被赶进大西洋，欧洲就能沦陷。直到苏联解体，终于这个。 悬在头顶上的这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算是这个折了。那这个北约国家长出一口气。但是闪击战理论绝没有过时。九一年海湾战争，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一千多辆坦克给伊拉克来了一记漂亮的左勾拳，让人依稀看到五十年前德军的影子。 可以说呀，正是这个闪击战的辉煌，才让二战的战场不像一战那么沉闷，让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对那些经典战役和闪击英雄们能够津津乐道啊。呃，这就是这个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里啊单独介绍几位著名的闪击英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再见。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